锵锵三人行，这个中国的街头一向都很热闹，是吧？最近有拿着那个套杆抓那个 <laughs> 拿砍刀砍人的，你看看，在这个东莞，最近好像东莞事儿也挺多。东莞街上还出现了一景，说是一对据说是一对情侣啊。你看，在人流滚滚的这个街上，好像在吵架，吵着吵着呢，突然这男的呢就开始脱衣服，不知道他们在吵什么，就脱光了。好像这个男的脱衣服啊，使得这个女的更加激动。 然后这个女的先脱光了，你看这两个人还奔跑，就是 <laughs> 一丝不挂的，这个就最后好像两个人又言归于好了。你看这个女的在追，这 <laughs> 最后俩人就这样， <laughs> 就是言归于好就好了，就手拉手，就演出这么一幕，你知道吗？你再看似曾相见。呃，对，咱们镜头再回到，这就是湖南了。 湖南这几天的这个这个事情，嗯，是传说啊，是被秤砣砸死的这个瓜农，瓜农的女儿在这个痛哭啊。你再看下边，呃，这个引起了当地人的一些骚动啊，就是说城城管嘛，现在网上就开始骂这个城管。当然，这个当地政府就说这个事情的真相还在调查之中。然后你再看下边。 嗯，但是已经有网友啊，把一些老电影，徐老师，你知道这是什么老电影吗？ 这叫什么名来着？我都忘了。不知道。就是后边的这个这个坏分子 <laughs> 拿着秤砣，这是中国网友找到的，在中国银银幕上曾经出现过秤砣，但是那个时候地富反坏右啊，是用秤砣打砸革命战士。你有没有发现地富反坏右眼睛跟你现在眼睛？ <laughs> 没错。啊啊！ <laughs> 我们阶级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我们复辟了吧？我们复辟了，我们复辟了，你还不知道吗？真是，我早复辟了。而且你知道，就说。 <laughs> 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呃说法呀，现在真的是让人觉得很有意思。呃，这个微博，嗯，现在微博真的成为一个弱势的武器，嗯，对吧？好，但是瓜农女儿最新的消息是，他又是弄了一个微，把他原来的微博又撤掉，因为他的微博曾经发过，就感谢党，感谢政府，我们这个事儿啊，我爹这事儿处理的挺好。就但是呢，他后来呢，他又在另一个地方注册了一个微博，说那不是我。 说是我爹都给打死了，还让还有人编造我要感谢党感谢政府的这个什么微博，说这不是流氓吗？就是这个这个女儿说的。后来人家有人说了，说那个感谢党感谢政府那个微博上有你拿着身份证的照片啊。然后他女儿说：“是啊，是有人拍这个照片啊。我我怎么知道拍这个照片是干什么用？有人拉着我就说要拍拿着身份证拍照片，这要处理你爹的这个事儿嘛。” 他说：“那我怎么知道最后这照片成了我微博上的？那当然，咱也不知道谁篡改他的那个被枪毙的叫曾曾什么，就是说没有临死没有见到家属的那个事情。曾什么杰？哎哎，结果不是后来他女儿还在微博上感谢法院。” 向法院道歉，挺诡异。这个结果呢？结果人家就搞不清楚，人家就说你没见到你的父亲，这个不是损害了基本人权吗？哈，他为什么还出来感谢？后来据说，后来他补充说是因为他害怕他家里还有人还关在里边，他怕他们会破因为中国人呢，别的说实在话，中国人现在做事情，那个下一个世界，天堂地狱都不怕，怕什么？中国从古至今怕九族啊。 怕家人啊，很多现在的案件之所以你有看不懂的事情，都跟家人有关。有很多人觉得我自己算了，但我不能联系到我的家人，所以你看他那很诡异的微微博，说他，你说他那个大家都在同情他，他还跑出来感谢，哎，还致歉啊，还道歉，哎，给给法院添了麻烦，真对不起。不过这种事其实最近已经挺常见了，最近已经两三年都这样子，就太多事情都是一个。 微博上大家同情的人，忽然之间自己翻供，嗯嗯嗯，然后忽然说起很奇怪的话，嗯，忽然不晓在哪又冒出来说那个微博原来不是他开的，嗯，这种事情已经很常见了。同样很常见的呢，就是这些你说到像瓜农这个事情，呃，到底最后会怎么解决呢？我觉得也就不怎么解决了，因为坦白讲，比如说现在我们最后知道的消息就是，地方政府部门一边跟人说调查。 但是以我所知，到今天为止，这个检察院、地方检察部门还没有正式开始行动。但是另一边的部门已经要求要把这个瓜农呢尽快下葬，要入土为安。那么本来家属或者很多外间的声音说要留着这个尸体验验尸嘛，因为看看是不是秤砣打死嘛。但现在地方部门就勒令说，如果再晚下葬，晚一天罚十万人民币嘛。那么到好闹到最后，大家很愤怒，然后呢？ 然后也是不怎么样了。你记不记得几个月前延安不是有一对城管夫妇打人吗？要说是踩着，是不是？对啊，有一个踩着脑袋的给啊。对啊，那个又怎么样呢？也也没怎么样了。我们这种城管打人、警察打人，或者前阵子不是有个官员还说这个警察不打人，养着他干什么？ <laughs> 对不对？你这个胡，那是个湖南的官是吧？是吧？给拍下来了嘛。那么像这些事情。 其实每个月都在发生，然后每个月大家都愤怒一遍，然后都说一遍，然后都说这个事情要追究，然后这些微博的争议闹一轮，然后但是到了最后，要不然就是出现刚才说的情况，这个微博博主改口，要不然就整个讨论不见了，删掉了，然后要不然就没下文了。这个舆情控制的呃工作人员呢说呢，最幸运的就是网络的新闻呢来得快。 嗯，你知道他不断的会有什么地震啦、灾害啦、李某某的案件啦、什么美眉的什么最新的照片啦等等，就不断的把大家转移。第第二呢，亏的国人的记性差，国人健忘，咱国人呢最新的东西快很快，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过几天大家就把它忘了。 再再说提起来就好像很遥远很遥远的事情了。其实，常常法院排期要排很远嘛，在很多事情，而我们的媒体也忘得快，我不知道是被忘还是真忘，嗯，但是总是快。所以这个这个这个，就所以就所以形成这样子。但是呢，另一方面呢，舆情控制又有很大的难度。为什么呢？就这个事情虽然被忘了，同样的事情又出现。 你像城管的事情，我们现在看了，这已经不是少数的事情，对啊，这不是偶然的事情了，对不对？所以这种事情，如果他的确某件个案是可以被遗忘，对，是可以被消失掉、被删掉，那这个个案这样子化解掉之后，原来相关部门感觉到的压力就不见了，就就就舒服了他们。但是这个东西呢，到了最后，整体形成的压力却会压在整个国家身上，为什么呢？ 因为的确，老百姓很善忘，媒体也很善忘。但是你有注意到微博上面每次出这些事儿的时候，有些网民言论是很激烈的，而那些网民，这种网民人数而且不在少。他说这个社会太黑了，这个官怎么样怎么样，一骂就是总体性的骂，这个国家怎么样，这个官怎么样，政府怎么样。现在问题来了，他这个印象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因为一件一件这样的事，个别事件，你叫他说说看，你说说看什么事儿那么黑了。 他一下说想不起来，嗯，反正很多事儿，是吧？ <laughs> 有微博以来，是就年年、每每个月、月月都有很多事儿，是什么事儿呢？他忘了，但是这些东西加重那个印象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沉重，而这样的一个压力，最后是压在整个国家身上的。 但施政者呢有两套不同的思路，一种呢就是你刚才讲的这样思路，就是很有责任感，他觉得个案如果不处理的话，会积累到大家对就是民心的问题，对制度的不信任感的问题。这是中央政府才会考虑。但是另外一个 <laughs> 思路他是这样想，你要解决具体的事情，你就会牵涉到具体的人，你别小看一个县，县会牵涉到省，省会牵涉到中央，最后都有县，还有一个企业。 还有，你假如像城管的话，它牵涉到全国的一个系统，难度非常大。嗯，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要难， <laughs> 所以呢，不能动具体的，而抽象骂他反而不怕。为什么？他有一套理论依据，骂过了，情绪宣泄了，有助于维稳。你知道，我看过一个英国人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理论，他就是说，中国目前中国的这个这个社会制度跟全世界都不一样。 但中国的老百姓至少在目前看还支持这个制度。他讲了六个原因，呃，比方说经济增长啦，比方说呃呃没有反对党啦，比方说大家怕乱啦，等等等等。但其中我印象最深的第六条，他认为中国的民众的宣泄渠道，嗯，一步一步在增加，嗯，就是说这个宣泄，他说虽然这些宣泄不解决问题，只是宣泄。 但是有这个宣泄，就好像你比方气啊，屁屁屁，常常给你出一点，最后就不会酿成什么特别的。这个思路呢，就造成了你刚才讲的这个具体现象不碰，总体的牢骚你去发吧，没关系。而且啊，它不光是宣泄，它这个宣泄啊，达到一个境界，最后呢，往往变成了这个欢乐。 对，就娱乐，所以我一直记得是李泽厚还是谁，我忘了说过，就说是这个中国中华民族是个喜感民族，嗯，比如相比之下说日本民族就是个悲感的民族，嗯，说中华民族弄来弄去啊，说李泽厚讲说的是乐感，啊乐感，就是对，最后弄来弄去啊，就叫嬉笑怒骂，你知道吗？到最后不管是多么这个悲伤的事儿，你看就有人找那个老电影《 <laughs> 地府法官又拿秤砣》，对对吧？你说他叫讽刺。 对吧？也是讽刺。黑色幽默、红色幽默都能讲。你包括现在就关于城管，我给你们听一首这个网络上的歌曲， <laughs> 也反映咱们这种娱乐精神。你看看。找点空闲，找点时间，开着公车常出去转转，带上罚单，带上证件，拎着鞋管。 到街上看看，小贩们准备了几盒好烟，地痞们张罗了一桌好饭，收来的罚款让领导数数，大人的事情和领导谈谈。 当然，咱们也得这个两说着啊。你这么一弄呢，又容易往这个城管头上扣这个屎盆子。就是，呃，实际上他当然不是城管，都是那么恶霸、地痞、流氓，对不对？甚至于呢，有反面的例子。你知道，我还可以给你看一段视频，就这个城管也到了一种什么程度？有个有个有街上有个人呢，弄这个牌子，这城管要管呢，但是因为他怕人家给弄他嘛，所以他干脆啊背着手。 他怕自己跟人说动手了，然后呢，他旁边有个人的哈，有个城管在拍，就是那叫现现在有手机，这是证据学啊，大有不同了，在拍，拍拍拍 <laughs> 拍，最后呢，这个民众竟然敢把城管给放倒了，然后呢，这个城管还在拍，你可以看看这这一段也挺有意思。 我出来话，我一出门就干，我出就随便说。看到这一幕，城管的方指导员掏出手机对现场情况进行录像，因为他怕这个情形遭到路人误解，被扣上城管打人的帽子。期间，周先生上多次制止录像。还还还还配给我娘那个啊，不要动，手放在后面，手放后面，有人的话打，哎，手背在后面，不要动。 在纠缠的过程中，城管队员高树元一遍一遍听到中队方指导员的要求，把双手背在了身后。没想到，激动的赵先生在多次推搡后，突然施展出一个简单的擒拿动作，把城管队员撂倒在地。啊，对，躺来，对对，躺来，对对。 <laughs> 你看，这个城管也懂得录像保护自己。刚才不是给撂倒了吗？他拍的那个城管就是说：“哎，你趴在那儿？你别动， <laughs> 别动，别动，让我拍。 <laughs> ”你知道，其实城管有时候也很惨。 因为城管在街上跟任何人一起冲突、一起纷争，路人过来，第一个同情的一定是被城管对付的人。那么真的要闹事起来，是城管。其实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些数字，每年不要说城管打人了，城管被打的数字也是相当高的。嗯嗯。所以这个东西又反过来说明什么呢？就说到刚才子东说，呃，民众情绪发泄，那其实整体制度还是会得到稳定的。的确是这样，没错。 但这个东西呢，呃，就是当大家越来越多政治笑话、政治歌曲骂城管、骂什么骂到一定水平，形成一个总体印象的时候，他的执法权威就很糟了。他在路上要是出什么事儿，九十九个过一百个过路的人，九十九个都不会同情他的。 都会帮着一帮街班的街边的小贩的，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一个特殊的一个政治历史时期，呃，这个这个政治风云变幻，然后大人们在撒谎，对吧？那个小时候我们还赶上这个游行，一个礼拜打倒一个不同的人，就是这个口号论。然后呢，慢慢的你就正好赶上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呢，就所谓这个道德沦丧，你知道最后就到达。所以王朔的小说为什么会出现？ 他这个小说里的那种意识形态，一直深深的到我们心里就消解。你比如，使得我今天呢，我今天，你比方说，当然也没人看得上我啊。但是你要让我当一全国政协委员，或者你评我当一个五一劳模、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当然我不能是三八红旗手，不就三八红旗手？你知道吗？ <laughs> 其实你想当，其实对 <laughs> 对，其实很想当，我唯一想就是不讲那三八红旗手，就是我觉得。 我然后培养你文艺青年，对，我很我有十分之九的可能啊，就会拒绝的，只会答应当三八红旗手。 <laughs> 你看，我只会答应当三八红旗手。我觉得这个有面子，你这，但实际这是那是王朔的呃嬉笑怒骂后面有真诚的东西，所以你会拒绝。今天的很多年轻人不会拒绝，今天这么高的大学里的这么高的政治的对，好，今天今天的。 社会上的这种底层的反叛，跟主流电视台的主旋律是合拍的。你说的对，你知道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其实又反过来讲，我认为今天我有廉耻之心。嗯，你明白这意思吗？对。比方说，你让我当一个什么特有、特有荣耀的事儿，是吧？呃，假如说你当了这个，你就可以弄一两地车牌但是我可能啊，很害羞，因为我害怕你们我的朋友们。 笑话我，我很害羞，或或者说，你让我走红地毯这事儿，按说很光荣吧？但是可能我就想，你不给老子钱，老子才不干这丢人的事，这说明我还有某种，但是这个廉耻又是这么样的变态。 你知道吗？就是，就明明是光荣的，明明是光荣的事情。比如说大家，比如说但是不要，要不要？比如说凤凰卫视，我们老板原来就说，说我这个人怎么就是他会觉得我没有朝气，就很木气。为什么呢？他的公司凭你当个这个先这个好主持人呐，先进主持人呐，或者凭你当一个什么上进为什么那样？对，为什么你觉得那样的就是甚至是羞耻，或者说是不愿意去那个样的自自自贬那样？放心放心，现在青年一代，现在新兴的一代。 不像你，他反倒不是。现在人家很现实， <coughs> 人家很上进。另外，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主流的电视啊，主流的这个团，四九年以后的社会生活不让不不大描写，所以反复讲的都是穷人团结起来打倒地主、打日本。这个中间两个主题，一个就是穷人打富人，嗯，民众反官；第二都是暴力行为。 这些东西虽然它的目的是宣传革命主旋律，没想到它就暗合了目前街上的，你知道，他你把这个电视里刚才那个秤砣那个那个打的那个场面，跟在街上的场面，这瓜农的场面一结合，你想产生什么结果？就是今天你看到的街上的恐怖行为、极端行为、很坏的这种，甚甚至是很不好的一些行为，它恰恰接上了一套革命主旋律。 这个，所以中国人你看一点都没有印度人的非暴力的倾向，一点都没有英国人的那种不同阶级之间的和谐。我们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暴力的阶级斗争，所以这套东西跟目前的社会状况有一种真的非常就是你某某种程度上说。 我们小时候那都是看暴力电影长大的，对吗？血腥暴力。今天，今天这些电影放在少儿频道反复的播。 <laughs> 对对对，对，尤其是《英雄王城》也放，啊家伙，《蛇身插碉堡 <laughs> 让孩子们。 <laughs> 这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啊，这也是几千年的问题，就是说，呃，中国的很多老百姓啊。 就是你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你看， <laughs> 官逼民反，不是官逼民反呐，这抱着清官大老爷的腿啊，呃，清官大，如果大老爷是清官，是青天，就给我解决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呢，那就是哭的还不够，闹闹的还不够，我们有成语叫什么呀？寻死觅活呀。 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其实中华民族的人民都是忍无可忍的时候。嗯，中国人其实呃做奴才的历史是很久的，你知道吗？能忍的，能忍的。但是他弄的这种，就是比如说我爹，假如说咱不知道实实实情，假如说你把我爹打死了，你还就什么不赔我？哎呦，这到最后我没辙了。 我会出一些个寻死觅活的这个手段，他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一开始就都是草民而已，民都是很顺从的。甲骨文里面“民”这个字的写法，它原来那个图像就是一个奴隶，双手被反绑过来，眼睛都是蒙起来或者瞎掉的，这个叫做“民”。 啊，民最早原来那个字形就是这样的一个状。人好像地位高一点。人地位高，民是地位很低的东西。那么，嗯，所以，所以你想想看，像你刚刚讲的很对，就我们也许几千年都是这样，但是今天呢，也有一个情况，当然过去可能也有啊，就老百姓他不只觉得原来自己可以用暴力，或者说看电视剧就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解决自己问题的方法。 他日常生活中，他其实也在感觉到某种体制的暴力，嗯，比如说当官员不理他，或者是白富官气不甩他，对，甚至直接的就像我们看到是秤砣打上，对，秤砣打上来了，他日常也感觉到是暴力，所以在很多的最基层的偏远的甚至是闹市的街头，那个官与民之间的，关系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真是他就